不平反，中国是没有民主的，没有前途的，嗯嗯，也没有前途前途的，是是，你对了。还有就是像刘晓波的人还在坐牢，嗯，那中国还还能说是啊？那样子，这样子，我们现在讲那个 <laughs> 香港的问题啊，你啊，寡不投资半句多，啊，我们呢，寡不投机半句多啊啊，请你滚滚滚， <laughs> 咁点呢？如果系咁，

Hong Kong, Hong Kong. D 一百香港台。I like Hong Kong. That's the place for you.